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五集。不过，对于鲛人来说，为爱而死是鲛人的宿命，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悲剧。为首最强大、尾鳍最长的鲛人一边游泳，一边回头看他们。 洛寒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理解了鲛人的意思，他连忙对林青霄示意说：“快跟上他们，他们要带我们去找玄龟。”有鲛人带路，他们走了很久，才终于在一个僻静的海底找到了正在打瞌睡的玄龟。洛寒看到前方庞大的龟壳，忍不住低声吐槽：“太远了，如果不是有人带路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” 玄龟是东海里的老祖宗，并没有固定住所，往往游到哪里算哪里，除非消息灵通的水族，要不然外人贸然来寻，无论如何都是找不到的。带路的鲛人将他们带到地方后，发出一阵洛涵听不懂的音波。玄龟慢慢从瞌睡中转醒，鲛人首领伏在玄龟前，又说了些什么。玄龟抬头望了洛涵林清霄几人一眼。 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鲛人们甩了下尾巴，如同流星般迅速消失在深海里。走时，一个年轻的鲛人好奇的回头望洛涵，被他的族人们唤了好几声，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。洛涵没有注意鲛人，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玄龟身上。他其实见过玄龟。 然而，现在的玄龟并不知道，玄龟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无论做什么都慢吞吞的。他慢慢张嘴，随着他的动作，海水如浪潮般涌动。听鲛人说，你们一路都在寻我，几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 洛寒身边用碧水珠辟出结界，如一个水球般随着海水上下浮动。林清霄加大灵力，稳住碧水珠的结界，问：“贸然打扰玄龟前辈清修，十分抱歉。不过这次前来，是有一事想询问前辈。玄龟从神的时代一直活到现在，仙界的历史有多长，它的寿命就有多长。玄龟经历太多岁月。” 每年都有许多人向他打听消息，玄龟不胜其烦，干脆躲到海底。绝大多数人都寻不到玄龟跟前。洛涵和林清霄几个是这些年唯一找到玄龟的外人了。玄龟虽然避世，但是对于寻上门的晚辈还是十分和蔼。玄龟说：“哎，通海的路不好走。” 你们能找到此处，本身就是天意。看来我何该与你们有这场缘法。你们想问什么便问吧。不过我已沉睡多年，许久不问世事。 你们打听的事情，我可能并不知道。前辈客气，我们贸然叨扰，本身就是我等冒失，不敢放肆。林青霄说完，细微的顿了顿，问：“前辈，你可知女娲神的封印能否解开？”洛寒听到这句话，挑眉，无声的回头看他。 叶子楠本来以为林清霄问的是修炼或者天宫相关的事情，万万没想到的一开口问的便是女娲神。叶子楠愣住了，连玄龟都意外的抬头，慢慢撩开眼皮。女娲神，没错，林清霄说：“我之前机缘巧合，得知女娲神曾留下一个上古封印，里面封印着非常重要的东西。” 我想知道，这个上古封印是否可以解开？女娲神呐！玄龟慢慢耷拉下眼皮，眼神变得悠远怀念。我上一次见帝皇，还是中古时候的事了。那时候。 我还是一只感慨灵智的小龟。叶子南几人并不知道林清霄去过中古战场，他们听到林清霄询问上古封印，只以为这是林清霄从天帝那里听来的，因为好奇，所以拿来问玄龟。唯有洛寒知道林清霄问的是魔神，由女娲亲手封印、亲自保存的唯有魔神。 那时候，中古大战正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，魔神被他们所杀，化作一块块碎片。众神对于魔神碎片的下落争执不下。后来，女娲现世，亲自将魔神碎片封印到一个细井银瓶中。之后，女娲将瓶子带到何处，无人得知。洛晗记得很清楚，女娲在瓶口印上了上古封印。女娲的封印不容怀疑。 但是从中古至今，已经亿万年过去，万一封印松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洛寒想到这里，轻轻看了林清霄一眼。早在来东海之前，林清霄就在看上古封印相关的书籍，这是不是说明他早就知道封印松开了？他这次来东海，与其说是询问，不如说是在验证自己的想法。 洛寒心里闪过很多猜测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青霄莫名加重的心魔。他的心魔，是不是和魔神有关？思路一旦打开，就再也无法收回。洛寒猛地想到，当天魔神炸成碎片的时候，洛寒紧急中拿出防护法器挡了挡，而林青霄没有任何遮挡。当时他说身上有鳞片，并不要紧。 洛寒见他没有外伤，就真的相信了。可是谁说魔神碎片只会伤到身体呀？魔神以恶为生，心魔才是魔神真正的力量源泉。洛寒怔住，他眼前窜过一条鱼，猛地回过神来。洛寒集中注意力，发现玄龟也在讲魔神当年的事儿。当年，仙魔在相识决战。 主神降临，你们这一辈年轻人，兴许不知道相石在哪儿。相时，就是如今的南海，只不过在那时，南海还是一片山川。仙族这一方，有一位叫林氏的将领。 用诸神阵困住魔神，和另一位神配合，一起杀了魔神。之后的事情，就如史书记载：帝皇现世，用玉净瓶将魔神碎片封印，盘古化雨，重新划分六界。 这一，损失惨重啊！父神消亡，帝皇避世，荣成神重伤，和虚神去往冥界，祖宗师等人临危受命，重建仙界。此后，诸神的消息就越来越少。 帝皇更是再不询问六界之事。至于帝皇将玉净瓶拿到哪里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叶子南几人听到玄龟提起那么久远的事情，都忍不住感慨。林青霄和洛寒脸色平静。玄龟说的这些，他们也知道，甚至比玄龟知道的细节还多。 然而，真正重要的玉净瓶下落，玄龟却说不出来。当时女娲带着瓶子离开，有谁敢询问女娲的去向呢？洛寒这个亲历者都不知，玄龟身为旁听者更不会了解。林清霄问：“玉净瓶的下落暂且不提，我想知道，除帝皇外，是否有其他人能解开上古封印？”玄龟缓慢点头：“嗯。” 有，帝皇法力高深，功德深厚，想解开他的封印，唯有两条路。其一是另一位和帝皇法力相仿的神，父神可以；或许后期的，呃。 西恒神也可以，不可能。洛寒矢口否决。在帝皇封印魔神碎片时，盘古已经消亡，不可能解开封印。至于西恒，更不可能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叶子楠很奇怪的看向洛寒：“你怎么知道不会？”洛寒一时语塞，他顿了一下，说：“猜的。”叶子楠无语。 他瞥了洛寒一眼，说：“玄龟前辈正在讲历史，你不要开玩笑。”洛寒有口难言，他还真没开玩笑，他真的问过西恒。林青霄握住洛寒的手，接道：“西恒神的确没有动过封印。如今西恒神已经陨落，第一种解开封印的方法已然彻底断绝。第二种办法是什么？” 第二种办法，就更难实现了。玄龟慢悠悠的说道：“帝皇宅心仁厚，他怕自己的后人遇到危险，所以在后人血脉里留了特殊的礼物。如果女娲后人真心想解开某个束缚，” 并且涂上自己的血作为引子，就可以直接破坏任何封印。这个功能对女娲自己的封印同样有效。女娲和其他神不同，其他神没有后人，唯独女娲和伏羲留下了后代，并且生生不息的传承了下去。一个母亲。 总是想得又长又远，女娲害怕自己的孩子日后遇到危险，甚至被有心人利用囚禁，所以给孩子开了特权。他的血就是最好的自保武器。玄龟说到这里，叹息道：“不过，这只是理论上可行罢了。经过这么长时间……” 神都相继陨灭，何况会生老病死的女娲后人呢？因为他们一族的血有独特效果，被有心人知道后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暗暗追杀他们，到如今。 活下来的女娲后人少之又少，即便有，经过这么多代的稀释，女娲血脉也非常淡薄了。那丁点儿效用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，解除上古封印，仅有的两个办法几乎都无法实现。 然而可能性低，并非完全不能。林青霄不信任何万一，他问：“有迫害就必然有反抗。就算许多种族被覆灭，但只要有人活下来，他们就会比前人更加小心，存活的几率也越来越大。从逻辑上来说，如今还有女娲后人存世的可能性并不低。前辈，您可知如今还剩下哪些女娲后人？” 玄龟听到这里，微微顿了片刻，生出警惕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为了避免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林青霄知道自己打听女娲后代行踪的行为很可疑。然而，他想要避免魔神死灰复燃，就必须知道每一个可能解开封印的人。林青霄正色说道：“现在我还不能告诉前辈原因，但我敢以心魔起誓。” 我所做的一切，绝不会对天界、对女娲后人不利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